一九四零年五月十号凌晨，德军担任中路主攻的伦德斯泰特大将 A 集团军群向卢森堡、比利时的阿登山区实施突击。给伦德斯泰特大将打头阵的是冯克莱斯特将军指挥的装甲兵团，这个兵团下辖古德里安第十九装甲军、赫尔曼霍特第十五装甲军。 和莱因哈特第41装甲军三个装甲军当中，以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战斗力最强。他是作为克雷斯特装甲兵团的主力和先锋部队，编有三个装甲师，而第15和第41装甲军各辖有两个装甲师。德国人啊就是这样，把这个坦克。 和机械化步兵啊编在这个装甲师当中集中起来使用，所以它的坦克数量虽然少于盟军，但是呢，由于它集中使用，就发挥出了更大的效果。德国一个装甲师超过两百辆坦克，这个是当时这个盟军所难以想象的啊！当两百辆坦克是吧，接天蔽日冲过来的时候，你想这个盟军士兵的心里会有多么的恐惧？ 盟军士兵惊讶的发现，他们的反坦克枪除了能把自己震一个趔趄之外，是吧？对德军坦克毫无作用，甚至他们的三十七毫米、四十五毫米反坦克炮也无法击穿德军坦克的正面装甲。所以，这个几百辆坦克冲过来的震撼，是这些打了败仗的盟军士兵一辈子难以忘怀的。一个法军中尉呢，在比利时的一个车站自杀了，死的时候。 给这个总理保罗·雷诺写了一张明信片儿，这个在这个明信片上呢，这个中尉写道：“啊，我今天为国家自杀了，啊是想让您看看啊，法军不是孬种，但是呢，我想恳请您以后不要再派步枪来反坦克了，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啊。这个阿登山区啊，是法比边境最秀丽的去处之一。” 海拔二百米左右啊，但是呢是比利时最高的这个地区了。让这个阿登山区闻名于世的是现代史上一场非常惨烈的战役，也就是二战时期的这个阿登战役，包括这个后来二战末期啊希特勒的这阿登反击战啊，都是在这个地方。英法联军心目中这个阿登山区不被重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凶险。 一百一十公里蜿蜒曲折的山地上啊，坦克只能以很慢很慢的速度单排通过，一辆坏了就没辙了，只能从山上把坦克推上山。遇到空袭或者半路袭击，绝无还手之力。那个时候的坦克啊，又很不靠谱。 德军吞并奥地利和这个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，一路上都是抛锚的坦克，是吧？就还没打呢，自个儿都坏了啊！因为它那个零件儿啊，什么油料啊，都很不靠谱。那个时候是吧？你甭说那个时候，现代战争啊，像九一年海湾战争的时候，美国的 M 一埃布拉姆斯坦克很多都不是自行开到战场的，而是用这个重型载运汽车运到战场，是吧？到战场之后。 坦克来下车作战，它是这样，因为坦克自己它跑不了多远，是吧？今天那么现代化的坦克，加满了油也只能跑三四百公里，跟咱家用轿车差不多，是吧？而那个年代的坦克可能连这个距离都跑不了啊，所以一百一十公里长的阿登山区的这个山路。 对于装甲部队来讲，绝对是一个梦魇。所以联军只是部署了一个法国第九集团军啊，在这边呢，坐在城楼观山景，是吧？根本就不管这些个这个处于困难时期的敌人啊，看着你们丫的在这个森林里打滚吧，啊，活该啊，是这样的一种赶脚。结果两天之后，五月十二号凌晨。 法国第九集团军司令克拉将军发现马斯河对面已布满德军，我靠，大事不好！谁说人家都在森林里喂兔子、喂黄鼠狼子是吧？人家冲出来了，顿感情况不妙。因为这个克拉将军也不傻嘛，是吧？我可能面对的是德国装甲部队的主力，赶紧向法军总部求援。甘莫林将军调动十个师增援，问题是这些部队分布在法国内陆各地，最快。 也要十七号才能抵达前线，实在是缓不济急。所以德军充分利用对手的失误，第一装甲师向西快速前进。十四号黄昏渡过阿登运河，切断了法国第二和第九集团军之间的联系。十五号，德军大部队均已开过马斯河，向英吉利海峡猛扑过去。法国、英国、比利时重兵集团。 被合围在敦刻尔克至麦茨之间的狭长地带，他们跟法国南方的联系完全被切断，这意味着整个法国战局无可避免。五月十五号早晨起来七点半，就在德军在西部前线开始攻击的同一天，才就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·丘吉尔被床头的电话铃声吵醒，听筒一头传来法国总理保罗·雷诺惊慌失措的英语，这个。 法国人这个时候也顾不上高傲了啊！法国人是只说法语的，法语是优美的贵族语言啊，英语是乡巴佬的语言啊。其实法国人都是装逼，是吧？哎，你问他 Where is the toilet，人家跟你说法语；你问他 How much，他立刻说英语，是吧？这个时候，雷诺顾不上装了，那用英语说：“我们被打败了啊！”法国总理哀叹说：“防线已经被突破。”然后丘吉尔就立刻飞到了巴黎啊！丘吉尔也够可以的啊，飞到巴黎。 来到这个法国外交部，跟这个保罗·雷诺，法国外长达拉蒂，就是签署臭名昭著的《慕尼黑协定》的那位法国总理啊，这个时候降级使用啊，人家倒是能上能下。还有甘莫林将军做这个会谈，在后者对局势做过简单介绍之后，丘吉尔问甘莫林将军：“你们的战略预备队在哪儿？”甘莫林一耸肩膀：“No，没有，没有战略预备队。” 丘吉尔都懵逼了，是吧？后来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里边是这么写的：很难想象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打这么大的一场战争，居然没有预备队啊！哎，这回你没见过吧？没见过的多了，爷就让你见识见识。五月十八号，无能的甘莫林大主教被撤职了，换上了七十三岁的老将魏刚将军。 魏刚五月二十号接任指挥的时候，战局已经陷入绝望啊！虽然魏刚自信满满、坚定果敢啊，大腹便便也是那种那种典型的法国将军，但是就在魏刚就任的这一天，一路长驱直入的德军装甲部队已经抵达英吉利海峡岸边，一马当先的就是三大名将之一隆美尔指挥的德国第七装甲师。德国装甲师一路前进。 甚至来不及去俘虏法国士兵，而要求法国士兵放下武器，到指定的地点去集合，是吧？这一幕呢，后来盟军解放西西里的时候，对意大利士兵也这么用过。短短的十天，德军推进的距离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都远，打到了英吉利海峡边上。被困在这个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西部的英法军队，打算向南突围的企图失败了。 得不到支援的荷兰政府只得逃亡英国，军队宣布缴械投降。比利时政府和军队啊，也在五月二十七号到五月二十八号宣布投降。要知道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比利时百分之九十的国土沦陷，是吧？然后国王逃到安特卫普，靠英法联军的支撑，那坚持了四年没有投降。 而二战爆发十几天，比利时军队就投降了。要想避免被俘和全部被这个歼灭的命运，英法联军除了从海上撤退，已经无路可走了。这个古德里安将军的一千二百辆坦克，把四十万英法联军逼到了英吉利海峡边上的敦刻尔克。古德里安将军是闪击战的发明人啊。 最早古德里安搞军事演习的时候，因为德国没有装备坦克，是拿卡车蒙上帆布模拟坦克进行军事演习的，所以演习都是小孩儿都拿铅笔戳这个帆布啊，戳破了看看里边到底什么样，看看坦克什么样，是吧？所以古德里安的这个口号就是突破、突破、再突破。他这个那会儿当年搞演习的时候，他是蒙着帆布的卡车冒充坦克。 扛着铲子的士兵是吧？冒充机械化步兵是吧？大炮是用农用拖拉机牵引进阵地的。但是就这样的演习，让希特勒看完了之后直跺脚：“这他妈就是我想要的！我太支持你了，就给我这么干是吧？”所以这个古德里安的机械化战争理论迅速被这个希特勒加以引申。在西班牙内战期间，德国人试了一下，很好使啊！为德国为什么干预西班牙内战？ 就是想拿它当演兵场嘛，看看我的新装备、新武器啊、新战法灵不灵？一试，灵。苏联为什么干预西班牙内战？也是想看看灵不灵是吧？我的高级将领都被斯大林干掉了是吧？换上了这帮人能不能打仗？一试，操，不灵是吧？这这，但是还没接受教训。所以古德里安在这个波兰战役当中，更是大试特试了一把，把他的这个战法发挥到了极致。 那么，这个希特勒在波兰战役结束之后视察战场，看到遍地的死人死马，是吧？波兰骑兵很英勇啊，高举着被阳光晒得雪亮的马刀和长矛，冲向德国坦克，前赴后继，祖国万岁，上帝保佑波兰，然后成片的倒下，是吧？希特勒问说：“这是我们的空军干的吗？”古德里安说：“不，这是坦克干的。”哇，希特勒太惊讶了啊！然后就问这个古德里安说：“你们伤亡有多少人？” 啊，你这一个装甲军伤亡了多少人？古德里安说，开战以来大概呃阵亡了一百五十人。希特勒特震惊，我操！大战的时候，我那团一天就死两千啊。您这开战以来一共才死一百五，这战法太灵了。所以古德里安的部队就直抵这个离敦刻尔克不到十英里的地方。但是，一九四零年的五月二十六号十二点三十七分，希特勒下达作战命令，这叫休止令。 停止前进，装甲部队停止前进，一千二百辆坦克就地待命，不许再往前进了。虽然离敦刻尔克只有十英里，十六公里。当时古德里安正吃饭呢，二锅头滋儿一口，啊，炒土豆丝儿吧嗒一口，正吃呢，啊，哼着小调，啊，高兴。这帮该死的英国人、法国人消灭了，我将成为帝国历史上不世之功啊！啊，加官进爵，世袭罔替。 这是不是能配享太庙，谥号文正？这都两说了，正美着呢。上谕下来了，停止前进啊！元首下令停止前进，怎么怎么怎么着啊？这停止前进，我操！这是不是英国人搞破坏，假传圣旨啊？臣不奉诏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古德里安就准备抗辩一下。那希特勒是缺心眼子吗？干嘛下这么一道手谕呢？